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二十集，甲板上很快只剩洛寒和林清霄两人。自从飞升后，洛寒和林清霄之间氛围怪怪的，心魔成了两人之间的一道坎儿。 林青霄至今没有提那天晚上他到底去了哪里，洛寒没有问，这件事儿就一日日沉积下来，渐成隔阂。洛寒当然不会怀疑林青霄但是隐瞒，却是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他们以后还有漫长的岁月，如果连这个坎儿都迈不过去，日后遇到更大的危险该怎么办呢？洛寒想和林青霄开诚布公地谈谈。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心里有事儿，连见面也隐隐不对劲儿。洛寒打算等自己想清楚后再和林青晓聊，在他没想明白之前，两人还是尽量避一避。非洲上就这么大，林青晓怎么可能感觉不到洛寒在躲他呢？这仿佛眼睁睁看着噩梦成真，事情轨迹一点点向着他最害怕的那个方向奔去。 林青霄不敢再等下去，主动来找洛寒。洛寒没料到忽然见到林青霄，他怔了一下，依然笑着问：“千里银沙是什么地方？”情侣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，就算现在有隔阂，说话语气、沟通态度也要积极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不能仗着情绪相互伤害。对自己来说，可能是一时气话。 可是对对方来说，那就是伤害。洛寒并不想伤害他和林青霄之间的感情，虽然他们现在有一点点分歧，但是有问题就解决，绝不能冷战。他们走到这一步，并不容易。林青霄看着洛寒，如常对他微笑，心里的暗潮好歹平静了些。他说：“千里银沙，是前面这处群岛的盖城。” 这一片海水里有独特的珊瑚，久而久之，沙滩含有银色物质，夜色下会莹莹发光。这些群岛又彼此相连，连绵不绝，所以并称千里银沙。千里银沙，洛寒慢慢重复这个名字，叹道：“很好听的名字。”非洲高度逐渐降低，林青霄说：“既然你喜欢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停住几日。” 这些群岛地方不大，内斗还不少，三三两两各有阵营。这里面最大的王国是东沙国，我们直接去这里吧。林青霄才不想理会银沙群岛的勾心斗角，他直接去了最大最强的一座岛屿。国家武力强，可以避免绝大部分的麻烦。东沙国王听到中山家主凤凰族的公主和朱雀族的世子等人到来后，愣了许久，才慌忙迎接出来。 国王看到林青霄，一脸的受宠若惊。林家主，有失远迎，臣失礼了。东沙虽然称国，但是区区一个小岛，和中山、吴州可不是一个量级。风雨家和叶子楠现在还是公主、世子辈，但林青霄已经是中山之主。东沙国国王见了林青霄，称一句臣，并不冤。林青霄淡淡点头说。 我们此行来东海寻找玄龟前辈，途经东沙国，暂住几日。我们不欲声张，东沙国王不必兴师动众。好，东沙国王赶紧点头。他从没见过这么高级别的人，如今忽然有机会，他忍不住和林青霄套近乎。林家主，您一千岁身为天仙的事迹广为人知，连东海也听到了。家主委实是不世英才，在下佩服。 叶子楠和邹继白跟在一边。叶子楠闻言挑了挑眉，纠正说：“他现在已经是上仙了。”啊！东沙国王很是惊诧，连嘴都合不拢了。上仙。叶子楠秉着“独痛苦不如众痛苦”的想法，友善地帮东沙国王更新信息库。前两天他刚刚飞升上仙，如今你可称呼他为上仙了。 东沙国王已经惊呆了。海洋上民风保守，林青霄等人由东沙国王陪着，洛寒和风雨佳被王后接待。王后是个很温柔的人，看着文文弱弱，穿衣打扮甚至没有旁边的妃子靓丽，很难想象她竟是海上的女子。王后对洛寒和风雨佳行见面礼，说：“恭迎两位贵客，未能远迎。” 失礼了，王后话没说完就被旁边宠妃模样的女子抢走。王后身体病弱，当以养病为要。迎接贵客这种事儿，还是让妾身来吧。王后的话被抢走，她无力反驳，只能垂头忍下。洛晗眼睁睁看了一出宫斗戏码，和风雨家对视一眼，不做评价。 无论东沙王国的后宫如何厮杀，对洛寒来说，都只是引路人不同的区别。东沙国王不敢耽搁林青霄的时间，他们很快就被引入住所。海岛上风大，资源少，房屋都是用石头搭成。洛寒有自己独立的屋子，他居住在二楼，一推窗就能看到沙滩和礁石，潮水不断冲到石头上，飞溅出巨大的白色浪花。 他第一次住离海水这么近的房子，海浪一声接一声荡在耳边，连人的心也慢慢静了。洛寒有些出神地盯着海面，屋内气息忽然波动，洛寒都没来得及回头，肩膀就被人从后环住。你生气了吗？林清霄的下颌靠在洛寒发间，洛寒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脆弱毫无抵抗力。他顿了顿。 说，没有，那是不是你后悔了，不再愿意留下来了？也没有。洛寒叹气问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我们和好吧。如果林青霄还像以前一样冷漠强势，洛寒肯定不会理他。但最致命的就是强者突如其来的脆弱，他这样。 悲伤的、脆弱的说：“我们和好吧。”洛寒一下子心就软了。明明错的人不是他，他却有种自己做了某些十恶不赦之事的愧疚感。洛寒态度软下来说：“这并不是争吵，我也并非想要威胁你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有分歧。”不会有分歧的，林清霄说：“无论你想要什么。” 我都可以为你做到，这就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。洛寒有点难以表述，斟酌着说：“感情是相互付出、你来我往的事情，并非一个人一味迁就。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，可以和我说。我不知道你的内心，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呢？我希望你在我们的感情中，感受到的是信任和快乐，而不是疲惫。” 就是因为感到信任和快乐，林青晓才会更恐惧失去。洛涵从小生活在充满爱的环境中，虽然父母不太管他，但是他生活富足，社会安稳，成绩优异，很得师长朋友的喜欢。他得到的都是正反馈，所以从不害怕主动付出感情。但是对林青晓来说，不是这样的。他的父亲偏心。 生母宠爱另一个孩子，养母对他抱有恶意，身边唯有冷冰冰的丛林法则，没有得到过任何温情。这是他唯一一次感受到爱与支持。他曾经以为自己不需要感情，后来得到了才明白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想要别人的爱呢？人生于群体中，天生就需要爱。 他就像溺水的人，在冰冷的湖水中泡了许久。一旦抓到救援，第一反应就是紧紧缠住，因为纠缠得太紧，往往连施救的人也会被拖入水中。他害怕任何变故，所以自作主张，瞒着洛寒将魔神和心魔的事用暴力解决。他不想告诉他心魔的事，仿佛这样，他们的感情就风平浪静，安全无虞。 然而，这样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林青霄自己都知道，此非长久之计，心魔只会越滋生越大，最后难以收场。心魔是一个人心底最恐惧的东西，他恐惧的就是失去洛寒，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局。林青霄没有选择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还是会这样做。林青霄更用力地圈住洛寒。 他手臂上用力太大，洛寒都觉得有些痛了。洛寒真的是受不了这种绝望又无助的模样，他最终心软说：“好啦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以后的日子还长，我们慢慢找机会，一定会有两全的办法的。”嗯，这场无声无息的分歧以洛寒心软而告终。林青霄又探出了一个边界，洛寒吃软不吃硬。 他如果示弱，他似乎很不忍心。林青霄没有将这个发现表现出来，而是问：“你会一直这样吗？”洛寒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林青霄自己就说出来答案了：“我不该这样担心。只要你在我一伸手就能触碰到的地方，就够了。”洛寒对他这种疑神疑鬼还自己否定自己的习惯很无语，他转过身说。 你要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我。何况，一段感情不该以强求为底色。如果两个人感情变淡，那就该一别两宽，各找姻缘，而不是强行留着对方，相互折磨。洛寒没有说完，忽的被林青霄堵住了嘴唇。林青霄以往的亲吻是浅尝辄止又克制的。 但是这一次，他攻势极其强势猛烈，近乎掠夺。洛寒被他吻得窒息，他大脑一片空白，竟然还有空想。他学习能力真的很强，这才几次啊，就学会了这么多技巧。第一次的时候，他连碰到嘴唇都会紧张，更不知道可以用舌头。如今已经可以熟练的撬牙关、缠绕和吮吸了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